课文二，在公司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新的一年快要到了。是呀，谢谢大家这一年对我的帮助。希望我们的公司明年更好。大家更。